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在莫斯科城下啊，牛逼哄哄的德军这支呢，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甚至可以讲自二战爆发以来，所向披靡、予取予求的灰色钢铁洪流，终于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这可以称得上呢，是德军第一次没有达到目的的战役。此后呢，德军的这个锐气啊，就不复存在。 进攻碾压就变为了拉锯消耗，虽然刚四一年底不到四二年，离战争结束还很远啊，但是德军的胜算啊，基本上就没了啊。据说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呢，法官问当时任德国国防军司令、最高统帅部二把手，啊，希特勒的忠实小跟班威廉凯特尔元帅一个问题，说你什么时候觉得德国已经赢不了这场战争了呢？啊？ 凯特尔的这个回答呢，就一个词儿——莫斯科啊！当然了，之所以能有这个结果，原因肯定是多方面了啊。天气原因、补给原因、人民的抵抗意志、国家制度等等啊。归根到底啊，这个还是德国这种小强啊，就不应该打苏联这种人也变态、地儿也变态的国家。就算被你打倒在地上一万次，我皮糙肉厚。 还是能在一万零一次的时候站起来啊！在你打的筋疲力尽之后，就到了我反身压死你的时候了。苏联正是在被德军一次次蹂躏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积蓄力量，用自己的家底儿耗。打不过你，我还耗不死你吗？然后德国人就真的被耗死了。 所以，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苏联人的努力真的没白费啊！就拿源源不断的预备队来说啊，上次咱们提到，到了十二月份，德国那边的冯伯克元帅手里就一个可怜兮兮的摩步师能当预备队了，而苏联在十月底到十二月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在后方调配新建了九个集团军，虽说真的没啥训练。 但是骑骑马人凑齐了，凑凑合合，意思意思，训练一个月，拉上前线当炮灰。但是炮灰至少也能消耗敌军弹药跟体力呀！啊，在德军兵员物资运输都成问题，冰天雪地被冻成冰排叉的时候，这些炮灰绝对能起决定性作用。另外，咱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苏联能够从远东调集大量精锐老兵来助战啊。 其实从沙俄时代起啊，这个巨型帝国在远东一直就驻扎着相当强大的兵力，尤其是诺门坎战役之后啊，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虎视眈眈。日本军部内部呢，以陆军势力为主的北进派，一段时间内呢，甚至占据了主流声音。所以，不论欧洲部分打成什么样，一开始斯大林是一直不敢大动远东地区的兵力的。但是在关于最关键的时候，一个人的情报。 拯救了这个国家啊！这个人就是苏联的红色谍王佐尔格，他曾经准确的打听到了这个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啊，结果斯大林不相信啊，错失良机啊。现在呢，佐尔格又打听到了，就是日本不会北进，而转为南下去进攻这个南洋啊，所以把这个情报呢报告给了斯大林。这一次斯大林选择了相信，所以才把远东大量的兵力。 调到这个欧洲来，这么一来，此消彼长，德国人真的要梦碎莫斯科了。德国这边，尤其是前线很多将领，都是很能理解状况，并且懂得如何便宜从事的啊。咱们前边说啊，伯克元帅的战情报告里就这样提过。 还有一个人呢，就更有代表性了啊！那这个人就是古德里安，古大将。在咱们的印象当中，整个二战爆发以来，古德里安从来就不知道撤退为何物，只有前进的快和慢，或者往哪儿前进的区别。但是呢，从古大将的回忆录里描述此时的情况的时候，这位一往无前的飞将军，也得在大自然这个东将军面前低头啊！所以在日记里呢，他这么说。 十一月七号，我军部队首次出现了严重的冻伤啊！十一月十二号，气温已经在几天内下降到了零下十五度。转过天儿来，十三号，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二十二度。每个连在没有任何战斗减员的情况下，损失了多少人呢？平均五十人啊！大家想想，这几乎已经是三分之一的兵力瞬间成为负担了。 而且这还是一装甲兵兵员物资相对还算配套，比较优先等级的都这样。普通步兵是要啥样？大家可以开脑洞想想啊。古德里安这个下去视察的时候啊，看着手下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们呐，真的都快掉下眼泪来了。零下二三十度，士兵都单衣单裤啊，这这这这是人呐，这是是吧？咱咱意志力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死的寒颤。问题是武器装备不能靠着精神食粮活着坦克没有防滑链，冰冻的路面上连十几度的小坡都爬不上去。严酷的寒冷让油箱封冻，坦克不能熄火，一旦熄火别想打着了。坦克润滑油成了粘稠状，光学瞄准镜失去了精度。据说这个。 铁路运输能力啊大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火车头受到严寒无法工作啊，在这个十一月十七号跟苏军的遭遇战当中，德军赖以生存的机枪都无法连续射击，更何况面对的苏军有宽尺寸履带的坦克和来无影去无踪的滑雪营，是吧？让这个这个这个德军的防御部队没有任何办法啊！古德里安大将说，部队甚至都在。 恐慌啊，蔓延着恐慌和厌战的情绪啊，在我看来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让人手足无措。那说明我们的战斗力将近枯竭了啊，还是那个道理啊，同样的话分谁说，权威性不一样。如果铁木辛哥或者包鲁斯说，那是给自己台阶下，一定程度上说是找借口。 但是这种困难的情况是古大将陈述的，德军可就真有点麻烦了。到了十二月份，是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五十度啊！咱们都知道，苏联虽然冷，但是莫斯科这块地儿呢，正常情况下冬天零下二三十度是顶个天了。零下五十，这都是什么西伯利亚呀、北极圈这种地方才有的温度是吧？德军很幸运的遇到了。 气象学家说，这是一百四十年以来最寒冷的寒潮。看来，这个这个地儿啊，真是有某种力量护佑着。每次有大侵略的时候，东将军的威力都是倍增的。紧接着，趁着这股寒流，苏联人再次发动了反攻。四一年十二月五号，科涅夫挂帅，苏联新成立的加里宁方面军率先发难，为掩护朱可夫的西方面军正面反击。 科涅夫从侧翼直插德国精锐的第九集团军，但是这个说实话，科涅夫这种政工干部出身的军官，指挥能力确实有点菜。德军在被动防御的情况下，稳扎稳打，凭借合理的机枪阵地配置，让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人员损失。本该是碾压的反击，打成了烂仗啊！不过呢。 好歹能缠住这支德军主力，也算没白死人。第二天，朱可夫大将亲率麾下四个集团军，在七百架飞机的火力支援下，直接猛攻德军霍特和赫普纳两支尖刀部队。然后，德军在这种坦克装备严重水土不服加伤寒的情况下，两支装甲集群损失惨重，被迫后撤。啊，为啥这个？ 这么狼狈呢？啊，坦克都冻的呀，炮塔都拧不动了，还打毛线啊？在这儿能看得出来啊，是吧？在这种极端天气下的防守，装甲部队其实真的是鸡肋，坦克在冻僵的情况下还没步兵加机枪好使呢啊！所以这个两只之前牛气哄哄的大钳子，现在是落家的凤凰不如鸡的感觉啊！ 反观苏联是久居苦寒之地，保暖防寒措施细心备至。拿滑雪营来说啊，身上穿的是毛皮质的短上衣，头上是棉质的帽子，而且呢有厚实的护耳，脚上穿的是带羊毛内衬的厚靴子，武器上涂抹了动物油脂用来防冻。所以就凭这一点，德军就只有感叹的份儿啊！特别是苏军的学习能力很强。 滑雪营的战术打法跟当年芬兰军队相比啊，是真伪难辨。当年没白挨打，敌人一招一式都学得那么好啊。这个时候，战场上的雪将近一米厚，车辆在这样的雪地开是不现实的。那所以，德军撤退的路线呢，只能是沿着公路交通线。在德军筋疲力尽休整的时候，苏联滑雪营突然出现，连用的波波沙冲锋枪。 都是仿照的苏联的索米冲锋枪啊，猛冲德军，哒哒哒哒一梭子，然后踩着雪橇就没影了，啊，德军挨了子弹还没法追，那你不会滑雪你怎么追呀？啊，所以只能默默承受着委屈。因此，在整个十二月份，苏军的反击十分犀利，基本上扫清了莫斯科外围，然后向西反突击，准备趁机收复图拉、维亚基马这样的重要枢纽。 把战线呢拉回到十月之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德军内部进行了整顿。十二月十八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元帅被免职啊，第四集团军司令冯克鲁格元帅接替。据说俩人交接的时候啊，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苏军就打到了司令部。跟伯克这样这个工程师一样精于谋略的指挥官相比，克鲁格呢更偏实战派一点 啊！据说他亲自在这个前线激励过几个法国志愿突击营，跟他们讲啊，小伙子们，请你们记住，我们德国人跟法国人曾经是坚实的盟友。一八一二年，你们拿破仑皇帝在俄国战斗的时候，德军或者说普军曾经帮助过你们啊。然后等这几个突击营跟毛熊一照面，瞬间被击溃。啊，这帮人心说呀，啊。 我们记得拿破仑皇帝好像说过，俄国这种变态国家是不能打的嘞。前线，伯克走了，是吧？老爷子可以回去歇歇啊，熬的也累，熬的累的何必呢？那这岁数也是有孙子的人了，回去颐养天年吧。那然后呢，就轮到希特勒身边的人挨整了。谁会是第一个呢？可以想想啊，在希特勒旁边，他看谁最膈应呢？ 这光荣的头衔儿，布劳希奇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但是这个仔细想的话，布劳希奇这段时间其实还真没太干大多数的事儿，大部分时间陆军的事儿都是参谋长哈尔德出来忽悠啊。布劳希奇是半养病半工作，因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啊。二战之后呢，他就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英军的战俘营里。这个希特勒为啥这么恨他呢？ 一个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嫌隙啊，咱们不止一次提到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希特勒对于国防军的状况了解都是来自于布劳希奇的汇报，像是这个呃前线士兵没有得到补给啊啊，在冰天雪地里挨冻啊啊这样的事儿，元首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直到古德里安跑到大本营跟希特勒对峙。 这个老西才恍然大悟，感情这姓布的老王八蛋一直骗我着，布物资并没有运到前线，而是在华沙火车站堆着呢。我还以为士兵都吃得饱、穿得暖呢，啊，我还让他们继续进攻啊！现在他们还不得恨死我？所以希特勒隔三差五就把老布招来一顿臭骂啊！但是希特勒特别坏，布劳希奇辞职我不让你这给我整一个烂摊子，你自个儿无官一身轻，逍遥自在，那哪行啊？ 直到后来，有一天，布劳希奇确实不行了，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了。那希特勒才答应让可怜的老头回家养老，但是勋章啥的都没有啊！你不是荣归故里，你是被辞退了啊！不过退休金嘛，可以多给你点，反正你也没几年命花了啊！至少这个算是布劳希奇得了个善终吧啊！布劳希奇之后啊，古德里安、赫普纳。 也被停职啊，具体呢，咱们后边还会讲。古德里安呢还好，毕竟威望在这儿，而且希特勒还很敬重，是吧？在家悠哉悠哉养了一年多，被重新这个启用了。赫普纳老哥就很惨，很惨，很惨了，因为他说了句小胡子的坏话啊。关键呢，不知道被谁给捅出去了啊，所以就被剥夺了军籍、养老金都没有，光屁溜滚蛋吧啊！ 你想这老爷子心里能服气吗？那所以后来七二零事件他积极参与，最后行动失败被绞死了。那真是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那是布劳希奇被免职之后啊，挑选陆军总司令的继任者就成了一个大难题，因为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当这个差事就是受气的，前线惨成那样了。 上边还得面对处处掣肘的小胡子，根本就没人敢接，啊，这事儿咋整啊？是吧？虽然这个陆军总司令比较鸡肋，但总得有人干吧？是吧？这个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圆场啊，说我觉得当前啊这种紧急情况之下。 无人能够胜任此位，唯有我天纵英才、伟大、光荣、正确的元首亲自屈尊就任，才能稳住大局。希特勒被捧的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嗯，爱卿所奏甚合朕意。然后，元首啊，兼德意志第三帝国陆军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就闪亮登场。这跟这个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有点类似。那皇帝那兼什么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是吧？ 那么，这个希特勒总司令上任了，这一系列烂摊子他能不能收拾住呢？苏军的反击能不能像之前德军碾压他们一样摧枯拉朽呢？很快，咱就知道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